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零八集。东海和南海距离遥远，此刻东海海面上什么都看不到，可是玄龟却仿佛穿越万里山河，看到了南海上空紫色的天雷若隐若现。 即便隔了这么远，都能感受到那种自然之怒的威压。有胆子大的水族跟着玄龟浮到海面上，他们叽叽喳喳地问：“老祖宗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在历劫？”玄龟遥望良久，缓缓摇头：“不是。”“那为何会引来这么大的雷劫？啊这个雷劫比蛟王飞升上仙时的九九雷劫都恐怖。”玄龟一直素着脸。 直到此刻，他终于露出些笑意。天眼四九，人断其一，飞升雷劫乃是上天的考验，天道自然不会赶尽杀绝。可是这次是天道之怒，天道之怒和天道的考验。 如何能一样啊？而此刻，淮阴岛上的人并不明白为何会突然引来雷劫，怎么回事啊？众人抬头望着天空，问道：“附近有人渡劫吗？为什么会有天雷？”雷火克魔，宫锦魔君的魔气被严重压制，他收起手掌，警惕地躲在一边。众人都不明所以。 连天机星君也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天机星君仰头望着雷云，突然，他的瞳孔剧烈收缩。快跑！天雷要落下来了。紫雷细而蜿蜒，看着不堪一折，可是落下时疏忽而至，根本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。无论仙族还是魔族都被这个变故惊住了，他们顾不得打斗，赶紧各自逃命。 天机星君逃离时，突然想起队伍里还有两个晚辈，其中一个还受了重伤。危急关头，天机星君根本来不及多想，他立刻掉头往回飞。天机星君本是想带他们一程，结果却看到那道雷劫正正朝着洛寒和林青霄两人而去。天机星君刚要喊人，突然电光大作，刺的人根本无法睁开眼睛。天机星君本能捂住眼睛。 随后，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传来，巨大的石块如雨点般朝他们砸来。天机星君被迫后移，漂浮到半空中。好容易等一切平息，众人勉强睁开眼睛，费力地扇走空中的浮尘，却发现，海面上哪里有岛屿呀？淮阴岛沉没了，岛上的人也一并消失了。 天机星君和宫锦魔君都吓了一跳，两边属下各自围过来问：“星君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人呢？”魔君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天机星君脸色肃穆，他看着深不见底的海面，良久未言。宫锦魔君往四处看了看，挥手说：“撤。”宫锦魔君苏醒并带着人偷袭仙界一事，在仙魔两域引起轩然大波。 尤其是淮阴岛沉没一事，更是惊动众多隐士大能。一片喧喧嚷嚷中，除了极少数几个当事人，外面根本无从得知。雷劫当天，除了淮阴岛，还有两个年轻弟子一起消失了。此刻，离奇消失的两个当事人，洛寒和林青霄正落在艳阳天下，有些愕然地望着周围，目光所至，俱是乱石和山林。 洛寒望着明显是上午的天空，再看看远处一马平川的地平线，感到十分诧异。我们难道不是在海上吗？我们抵达环阴岛时就已经是辰时了，然后摆阵施法取镇魔石，又和魔族对战。洛寒记得分明，他们遇到魔族的时候，时间已将接近日暮。为什么时间还回到上午了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海呢？岛呢？ 洛寒努力回想，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只记得他和林青霄被宫锦魔君攻击，他心中不甘，身体仿佛突然感应到一股强大的力量。随后一阵电闪雷鸣，他被巨大的光芒和声音震得睁不开眼。等他再次恢复视线，就看到了现在的局面。洛寒太过震惊，没注意袖子里咕噜噜滚出来一个东西。洛寒低头。 发现是镇魔石掉出来了，当时情况危急，洛寒离镇魔石最近，他抱住吞元兽的同时，顺手把镇魔石也塞进袖子里。这块石头来头可不小，洛寒赶紧弯腰将镇魔石捡起来。他刚一松手，林青霄那边就支撑不住了。林青霄，洛寒捡起石头，又赶紧去看林青霄的状况。林青霄已经昏了过去。 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薄唇煞白。洛寒轻轻碰了碰他的脸，冰得惊人。即便洛寒不懂医术，现在也知道林清霄的状态很不好。洛寒望了望四周，根本来不及考虑这是哪里了，赶紧扶着林清霄去疗伤。林清霄身材清瘦修长，但即便不胖，他也毕竟是个成年男子，洛寒扶着他委实吃力。 他最后又是拖又是拽的，把他拉到一处树荫下，匆匆扔了个防护阵法盘，就从菩提叶吊坠里给他找疗伤精华。洛寒认识林清霄已有一年，这一年来，他似乎总是在受伤。绝灵深渊的时候，他被天雷重伤；希尔米海的时候，被灵气反噬重伤；淮阴岛的时候，被魔族重伤。 区别在于，第一次是因为亲人，后两次都是为了他。洛寒拿出菩提精华，努力想喂给他，但是怎么都不成功。看样子，林清霄这次的伤势比绝灵深渊还要严重。至少在深渊时，他昏迷后尚有意识，然而现在洛寒换了他好几次，都没法把药灌进去。在陌生的环境里就支撑不住昏迷，可想而知。 他的状况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洛寒看着林清霄的侧脸，悠悠叹气。他本来就白，如今昏迷又加上失血，躺在这里简直不似真人。洛寒将他的头发从脸颊侧拨开，再一次低声唤：“林清霄醒醒，先喝药。”话音落后，洛寒眼巴巴等着林清霄的反应，但是林清霄还没动。外面。 突然传来说话声，看痕迹，明明就在这个方向，为什么找不到了？洛寒悚然一惊，这里有人！他们口中的痕迹是指谁？洛寒选择的地方被一丛半人高的灌木围着，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树木花草都长得格外高大。他和林青霄藏身在灌木后，身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。 外面那几人从正面走来，没有发现灌木后有人。洛寒悄悄扒开灌木丛，看到外面走来三个人。看长相，这是三个魔族，可是看衣服，仿佛又和魔族不一样。他不久前才在淮阴岛遇到魔族，那些魔族一身黑衣，奢侈华丽，而眼前的魔族却穿着简单的褐衣短打。 布料已是古朴的麻布，就算魔族想引他们出来，也没必要换身衣服吧？一个少年模样的魔族皱着眉嘟囔道：“明明灵气就在附近，怎么不见了？”“嗯，可能是藏到什么地方了。你看看草丛后。”看起来最年长的那个魔族目光警惕，说：“仙族多诈，你们两人小心。” 不要分散开，遇到仙族不必和他们多说，直接消手就是。洛寒越发震惊，消手，就算修仙界杀人夺宝、毁尸灭迹等事依然存在，但除非是仇家，其他人很少会干消手这类事了。花式粉衣散就能解决问题，何必像蛮人一样消手？我到底被天雷劈到了什么野蛮荒岛？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明白。 最年轻的那个魔族说道：“他们杀了二哥，我这就杀两个仙族给二哥报仇，一换二，我们还赚了。”赚了，这是什么形容？洛晗意识到情况好像有些不对。这里的灵气非常浓郁，甚至比三千天都要充裕。然而土著的言语却充斥着一种格格不入之感。仙界若真有这样的洞天福地，会是一片无人开发的荒地吗？ 我现在究竟在哪里？洛寒有点着急了。现在情况未明，林清霄还有伤在身，他需要尽快和天宫恢复联系。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外面那三个魔族离他们藏身之地越来越近，很快就要搜查到他们这片草丛了。如果只是洛寒一人，他大可以偷偷跑掉。但是林清霄还在昏迷，这三个魔族明显来者不善。 他不能让他们威胁到林青霄。洛寒从储物戒指中找了找，终于角落里翻出一套针。这是出发去希尔米海前，林青霄带着他在天照城购买的。这套针本是攻击法器，但是在收尾时出了些意外，没法容纳灵气。他被店家当做废品，却被林青霄一眼相中。 林青霄当时说：“这套针适合做暗器，先前洛寒一直没机会用，没想到现在倒派上用场。”一个魔族走入树林后，渐渐和另外两人拉开差距。洛涵潜伏在草丛后，控制着灵针，慢慢靠近对方后脑。这套灵针果然灵气波动很小，魔族完全没有发觉自己身后有东西。他踩过一截树枝的时候。 耳朵好像捕捉到什么声音，魔族正打算回头查看，却率先看到一根细针从他额心穿出来，在斑驳的阳光下，针尖泛着冰冷的杀意。之后一阵寒意才从后脑传来，紧接着脑中迸发出剧烈的疼，他脑子被寒冰针破坏，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话，就抽搐着倒地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